今天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今天要讲的是修行的七种利益，修行内观的七种利益。 သတိပဋ္ဌာန်ဆိုတဲ့ဘုန်းရဲ့အဓိပ္ပာယ်ကိုလည်းပဲယောဂီများသိထားဖို့လိုတယ်这个สติปัฏฐานะ的意思，大家禅修的人也应该了解。สติปัฏฐานဆိုတာဟာအာယုံထက်မှစိတ်ကပ်ပြီးတည်နေတဲ့သဘောကိုစတိပဋ္ဌာန်လို့ခေါ်တယ်။စတိပဋ္ဌာန်က 这个是巴利语，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这个就叫 s a t d h a p p a ñ ñ a 还有个另有现代。所缘有四种。噶一努巴是那个？等于。一个是身的所缘，身体。我的那努巴是那个？等于。第二就是受。 ကိတ္တနုပသနာကတစ်မျိုး第三就是心ဓမ္မနုပသနာကတစ်မျိုး第四就是法အဲ့ဒီ၄မျိုးရှိတယ်就是所缘就有这四种不同အဲ့ဒီ၄မျိုးထဲမှာရှုမှတ်တဲ့စိတ်ကလဲဝင်၍မပြတ်ဖြစ်နေတဲ့သဘောဟာစတိပဋ္ဌာန်လို့ခေါ်တယ် 也是在其中一个所缘，反正都是这个四种所缘上，心安住在那个地方，一个当下的所缘上，这个可以这么做到，就是可以说是，呃，有正念的在修这个思念处。Any are you l i 你还有六六天嘛？干不了，你你呢？买衣服，你得不成都过来。 可以用正念的用心安住这个四种某一个所缘上，这个就是实地不贪了。哎，阿弥陀佛！是明白了，玛雅稳固的不贪可以。心稳固，心是很牢固的，在这个其中一个的所缘上，就是念到一个所缘。 这个就是念处，念就是心，就在贴近的一个当下的所缘上。这个不常的阿陀罗，亚热丘可能把五种讲完。现在现在要讲的就是修念处的七种利益。阿得瓦都，丹达摩，四尼吉。 因为心清净，就可得放下来。这是第第一个，就是众生的这个心中有的烦恼，通过修行可以洗掉，可以洗掉这些烦恼。这个是第一个利益。 盗财、积累财缘呢？灭天尼的，魔惑、积累财缘呢？灭天尼的，啥的？哎，这灭天尼的，这个但是心结是清楚的，就家人。所所有的人都是贪嗔痴这种三种烦恼而弄脏自己的心，给给这个三种烦恼被污染，所以很脏的这个心呢。

禅修者在禅修的时候，你的心如实可以关照到当下一个所缘的时候呢，就没有嗔心，也没有贪心，这些就没有这个嗔心、贪心、嗔心、贪心就没有机会浮现出来，他们就在一个角落里不出来。这个就是真这个念处的一一个利益。大娘。 所以，念经嘛，因为念经除了救，也来了，除压力。所以才可以说，这个念，这个四念处的这个念处可以洗掉心的污染。那么，你这个，所以不把人的，撇开在外，给你自己。这是第二个利益，就是从忧虑中可以。 呃，逃脱啊，也不会担心，也不会忧虑。路人吗？你是路人喂，讲没有讲？收银你呀的，不管的呀的。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就是为了不同的原因，都会在焦虑不安。可以啊，你到这边去嘛？那有个披露。 讲的时候，对呀，讲来呗，所以不把你家家的。可能这个原因就是自己的家庭里的一个人，就是有病，所以这个人就会担心忧虑。明明白呢的，也是我在睡觉来呗，所以不管你家家的。还有也是因为自己拥有的财富，自己拥有的东西。 就是为了这些，也有担忧的、忧虑的。在第八章第二个循环画面里的出现，第六受益不办福嘛，赶紧出来救家人。若是要修念处的话呢，就可以有的另外一个利益，就是你可以脱离这种担忧的。那你也就个。 摩羯菩萨也经说的，就个概念就不一样来的。摩羯菩萨来的，叫的阿弥陀佛跟表意来的就不一样来的。就第三个利益，就是通过修行，你不会，你不会伤心，不会哭泣。咪巴得罗，达字咪得罗，啥的，阿姜弥摩姜古鲁亚，弥勒罗贝摩羯尼迦阿的。 第里不然，假如阿土家布布理解了，这里没有究竟，末了呗，跟呢，没有家呢。实在，些人就是因为父母死去，儿女死去，就就会有哭有伤心。但是要是修行的话呢，嗯，就不会有这些哭泣伤心的。第里不然，假如阿阿土尼阿布布理解了，好，这里还没有了解，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嘛？ 是因为他们不哭，是禅修有个经验，然后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定要往这条路走下去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死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分析，就不会哭，不会伤心。 နံပါတ်၄ကကိုယ်ဆင်းရဲကိုယ်ဆင်းရဲဒုက္ခမှလွန်မြောက်ခြင်းပြုလဲရတယ်第四个利益就是可以脱离身体的苦နံပါတ်၅ကစိတ်ဆင်းရဲတဲ့ဆင်းရဲမျိုးမှလွန်မြောက်တဲ့ပြုလဲရတယ်第五个利益就是可以脱离心的苦နံပါတ်၅ကအရိယမဉ္ဇဉ်ကိုရခြင်းဆိုတဲ့အကျိုးလဲရနိုင်တယ် 还有另外一个利益呢，是可以正得道智，胜者的道智的利益。那么讲个，你办过？你没丢来出来，丢来养你。的。第七个就是会正得涅槃的利益。哎，就可能把伢这里搞成的阿土尼阿土尼嘛。嗯，所以，禅修的修行的人，通过修行就会有这样的七种利益。 苦困的巴曼，这安里边了，阿地地阿巴罗皮那多阿里嘛，你得噜噜喂，对准你阿咧，声音就靠噜喂。现在说到七种，第第一到第五个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会在经历的苦。声音你阿咧，不听阿里啊，阿多阿里嘛，你得噜，偏阿咧就多喂。 就是难过的、伤心的，是天天都有。所以不是呗？你在的什么呗？还有忧虑不安，也是众生的天天会有的那种情况。我你啊，呗？在的呗？还有哭泣，天天也会有原因让你哭。 ကိုယ်ဆင်းရဲနေရတဲ့ဒုက္ခပြောင်းကိုလည်းပဲနေတိုင်းကြည့်ရတဲ့သဘောပဲ这个身体的苦也是天天可以呃尝试可以体验到的可以的စိတ်ဆင်းရဲစိတ်ဆင်းရဲနေတဲ့သဘောကလည်းပဲနေတိုင်းကြည့်ရတဲ့သဘောတရားတွေပဲ还有心的苦也是天天都有的သတိပဋ္ဌာန်တရားကိုစွတ်စွတ်မြဲမြဲအားထုတ်လို့တတိပညာတွေကိုမှရသွားပြီဆိုရင် 一落堕下，你如果思思念处修得很好，修得很有，呃，就是很专心的可以修到，然后通过这个修行，这个当自己的正念很强的时候，要是有正的智慧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智慧来分析这些苦，而不会被这些苦受影响。 那八种呢？那八种呢？阿修那八种方便，这里边讲的呀，阿丘卢、蓝色、红光的相貌，一样的六种德，就第二轮的。第六和第七个利益，就是当你修到最后证得的最后的利益。就第二台的不固定嘛，台第二六左右，就第二眼的家长呗。现在禅修的人。 就是自己修的怎么样，都是有同等的、同样的利益的。够塞满罗，那不是一年，好嘞，一年六万，佩服我，我表妹。再接下来讲的就是四种智慧。一年六万噶，那么的，萨啥卡，三宝？一年的呀。 第一就是萨特嘎三百十年十八例。那么那个萨巴亚三百尼年的呀。第二就是萨巴亚智慧。那么那个高吉拉三百十年的呀。第三就是高斯拉智慧。那么那个阿三摩哈三百十年的呀。第四就是阿三摩亚。 智慧。这个四个法是大家需要留意。那萨达萨雅萨先讲第一个智慧。大目、蓝目，这三的是的苦，不所因，有的也不外为，只是的啦。 我修路修了，现在也没。就是要做一件事情，要行走，还是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没做之前，先要去想好，你将要做的事情是有利益的还是无利益的。比如现在的国家喽，啊，就是老爹喽，什么都有没？当这样想的时候呢？ 嗯，你觉得有利益才去做，想好之后有利益才去做。就没事无所言，主要。如果当你分析好、想好之后，觉得没有利益的话呢，就不要去做。啊，将，老老家看嘛，就是没事，你没有心情、现在的，怎样过，啥的个三八四呀的呀。 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去想好、分析好它有没有利益，之后才去做。这个智慧就叫第一个智慧，s a a a t d 萨特噶 i 布西 a 录音卡拉去，九西的啦，不西呼啦了，现在的子包裹出来了。就是总的来讲，这个智慧就是一个人又能分辨出来，这即将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利益。 နံပါတ်2သဗ္ဗယသမ္ပဇညာတရားကိုဆက်ပြပြမယ်接下来就讲第二种သွားမှုလာမှုစတဲ့ကိစ္စတစုံတစ်ခုကိုယူရခါမှာအကျိုးရှိတဲ့အကျိုးရှိတဲ့အမှုဝင်ကိစ္စပင်ဖြစ်တော့လေပြုရန်သိမသိကိုသင်ချင်ရမယ် 第二种智慧呢，就是将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要想好。啊，刚才是已经想好了，它是有利益的。将要做的事情是知道有利益的，但是呢，也要去想，也要继续去分析该不该的。第六，休息没事，身体心脏病嘛，心里有起码大的必要没。第一是先。 看好它有没有利益，刚才说的第二就是想好有没有利益，有利益之后也要继续想啊，分析这个该不该做。不，再多葫芦。对，那里给上面我们不要。啊，当你分析出来的就是不应该做的话呢，就不要去做。哎大个，十八月是不是年第二个月？这个就是叫做。 这个十八呀三百零二第二种智慧。龙岩景区的照片，隧道也冷，但隧道不冷了，身上 a m 八呀三百零二第二就是总的来讲，第二个智慧就是有能力去分辨出该做还是不该做。那么说，我觉得三百零第二接下来再讲第三个。 你直播间干嘛干的呀？询问内容有里面嘛？我把咱的看到阿爸说的，会把咱的一按有嘛？没变，那录音十几年也没。当一个人在修思念处的时候，这这个人这个禅修者，就是把这个内观的所缘就是五蕴，一直要在这个五蕴的这个所缘上。 在观照。五宝人呢看那个那看那个都这个五蕴，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色蕴。又也要看那个，这个肉啊，有第二绿觉得，那里有第二绿啊，五宝人他看全身都是色蕴。那明天个，五点呢？ 不把人家看那个没有。第二个运就是寿运。讲点这个，没刚点这个，过，看哪点这个啊？为人呢，不把人家看哪点这个哎？好的，不好的，感受到的，这些都是受运。哎呀呀，我来不了，慢点点的，我讲，所以呢，不把人看哪都可了。有什么就如实的在关照，跟着。 去关照，这个就是响应。了了哥哥，偷江家山去了，的看把那看的。在做一件事情，在做一个关照的时候，在有有有意的去做，这个有心的去做，就是行运。的，为那把那看 在知道的这个心，有知道的能力的这个心，就是时运。哎，你五宝在呢？看呢，我话不嘛？明天什么变？凶嘛？里的不好。我死了三百三十二也不会。就是在这个五运上面，这个心就一直不间断的去关照，这个就是第三个智慧。过死了三百三十二。 这个地方五宝在那底下，许满宝面里的有二路啊，的五宝在那看到，我话嘛呗，什么比啊许满的这个四念处的所缘就就是五蕴，要不间断的去关照下去。放在分在六的，五宝在那看到呗。这个在关照起伏，起伏在关照起伏，也是在关照这个五蕴。 拿来见到啥地方？触摸你了哈？五个人在看到呗。在观察疼痛、麻的这些，也是在观察五蕴。你来感觉的感啥地方？摸到你的怎么哈？五个人在看到也是我呗。在看到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在观照这些，也是在观照五蕴的。什么呀？流露你的怎么的呀哈？ 连续不间断的继续在做的，这个就是行运。法母本母三的个什么边最内的宝底下哈，不把那看那个宝位。就在观察起伏的时候，知道起伏不间断的在连续的知道起伏，这个就是时运。哎呀，不把那看那阿瓦的嘛，哎，明天什么边？ 就是不停的、连续的、一直在观下去，这个所缘，这个就是第三个智慧。不要给面，放点白的，两两头放两头，撒点皮，什么别，圆满的呢是不好；饿死了，那不是命也是不好。就是在大家在观察的时候，禅修的时候。 不间断的在关照起伏右部左部，这个就是在做第三种。有因嘛？到底有的难的对呀？什么别凶嘛？你的不好，我说了，那不人家也对呀？总总的来讲，第三个智慧就是在不间断的在关照名法和色法，这个就是第三个智慧。我说了，那不是人家个，我弄一下，给的。 但是这个第三个，它就有很广大的意思。大家，这对念面去破眼对，如果在那兄弟有，结合他的，所以要有正念和智慧，在这个内观就说的比较广。那我的多的、站的、太两个需要的。所以第一就是走的、站的、坐的。 握的这个也要如实的知见，要去如实的去关照。说都是样的，要来的样去路的。要如实的去关照，就是要关照他们的特相啊，他们怎么样变化，也要如实的知见。那么你，结果都都怎么人，那边说人，几了的哈？还了的哈？ 还有在看的过程中，慢慢的往前移过去往后退过去，这些也是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三波僧伽”的意思是也有智慧，但是在中文里讲也是有这个觉知的、知道的意思。辛苦锻炼，辛苦多多锻炼，哎，锻炼的这个果满在一样。 就是完全移过去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是在完全在移的这个过程，这个特性。能够来对了，变音来呗，慢带地方需要没？在转身往后，还是转身的时候，也要知道转身。转身呢，继续在什嘛来问？满带地方需要没？ 用眼睛去看的时候，也要有如实之见。那把动个，来来我跪着、站着、跪着，他这个来没？慢说第一、第二没？第三，就是再把手伸出来，然后再弯下去，然后再取东西，然后再拉伸，这些过程也要如实之见。 那个跪影跪满地下门，起了个跪影跪满地下门。在弯曲脚的时候呢，就知道在弯着自己的脚；然后在弯手的时候，也要知道在弯的这个过程。那个三影上满地下门，起了个三影嘞，伸满地下没？把脚伸出去的时候，伸直的时候，也要知道在伸直的这个过程。 把手伸出去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伸出去的过程。要肚子鼓鼓的，该拿有压来喂，该拿有压力，吃东西也没，吃东西也没。在拿某种东西的时候，你在拿的过程，你也要有正念，也要觉知你在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撒了，感到有压力呗，感到这样需要没？ 第四，就是在吃的时候、喝的时候，也要如实的去观察。在吃的过程中，你拿在拿就知道在拿啊，在放就知道在放，在咀嚼就知道在咀嚼，是这个意思。 但吃要要去关照这个啊，它的这个很多的要去关照的话呢？啊，他们的路嘛，老都一路的。所以我们还是大长老就说，在吃的时候，再吃一口就有一个关照，这样也就可以了。么板个，今天说的，今天说的五来呗，不用取了没？ 第五个就是在在上洗手间，在大便小便的时候也要有如实去关照。对呀，许么样呢嘛？进行这样的扫查工作嘛，必须要么扫了。哎呀呀嘛，最后漏的时候挺吓人的。就是在内观的时候，连上厕所，你要改小便、大便都要去关照的话呢，这这个就是说明。 你一天你的所有的呃你的动作，你的你做的事情，你都要有正念的去关照，要这样的去了解。那外叫个国母呀，第六嘛，明天慢慢再需要嘛。第六就是你的身体要有什么移动，要有什么动作，都要如实的去关照。过目呀，是啦，一觉的干嘛一去了。 偶尔的，偶尔的，啥的，啥啥也一样嘛，不要指望的。就是呃，比如说冲凉的时候，也要知道在冲凉；，然后冲凉换衣服，也要知道换衣服。就是不是细节，也是整体的知道在做的这个事情。那碗空你个皮，锅锅嘛，或者那毛来大家都看或者那。 第七就是在身体里感受身体的时候呢，要清楚的知道这个是苦受、乐受还是舍受。刚才我看啥音？刚才我看啥字？六六满好，六六需要没？在有乐受的时候呢，也要去关照乐受，也要知道。 不的，了。看来看什么需要没？在有苦受的时候，也要知道，在有苦受也要去关照。来，那不了，看来，买需要没？中性的这个感受，舌受有这个明显的时候，也要知道它明显，也要去关照它。那么这个。 电视了，现在谁无缘故不看电视了？需要没？还有接下来的，就是要有在妄想的时候，也要分析这个，呃，也要清楚的知道，在妄想也要去关照。在家忙着干嘛？电视机那个，电视机录，蛮有趣啊，在内观的时候呢？ 在观的过程中，要是有计划的话呢，知道的时候就要去关照计划。计划。路要在想的时候呢，也要去关照想。但是在关照的时候，在这个想，在念这个想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在想的这个过程。对呀，什么呀？看嘛，看，看，这些嘛，不要去拿真的。 不要选男人来吧，不要选那说那个，不要去干么。在关照的过程中，在禅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快乐的心会升起，就是快乐的情况会升起。这个时候也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快乐，所以要去觉知，要去关照。好的嘛，再去忙一些。病人来，病人来的，病人来吧，病人来，不要去干么。有时候在关的过程中觉得。 很懒惰，啊，懒惰的时候呢，也要清楚的知道这个懒惰，然后也要去如实的去觉知这个懒惰。那万个，在部队里都单元样然后第九个就是身体的所有的啊情况，啊身体的情况也好，心的情况也好。 就要如实的去关照他怎么样，你就去如实的去觉知。咩咧？最旧年的都冇的啊，有古马戏的。那你最旧年都冇得啊，还有咩个？外面恰恰都有需要没。他的意思就是，你会一你会一直都会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coughs> 所以有来什么就要去如实的去关照。 我等那天过修曼联系的，我等那有几名啊？酷漂亮的，但买好休息呢？有没嗯，所以作为一个禅修者，刚才禅师讲的那些一系列的这些情况呢，就是有什么就是关照什么而已。有给你啊？屁股坐在看吗？就啊？等三等下等云下等，不要去就是所以在一个。 享受的意思就是在走的时候呢，走的过程中的提起、推前、放下都要去清楚的去觉知。我演我得路慢呀没？牙影，他影他得路慢呀没？牙影牙得路慢呀没？那啥什么不要慢的呀没？在走的时候就知道在走，在站的时候也知道在站，在坐的时候也知道在坐，反正，在关照的这个关照的。 就要连续不断。慢的干嘛？在忙的干嘛？是是是是，没别忙的也没。在关照的时候呢，一个关照要密连着下一个关照，叫不要间断。还有个是是是是，不要忙也没。要全心全意把心放在当下的一个所缘上，要那样的去关照。 看你的 e 十三年来没来。这个一个关照也要连接着另外一个关照。阿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的，都是这个第三个觉知，第三个智慧的。大家我佛，他们生念地也。 所以，在这个第三个觉知啊，第三个知道中，需要知道的就太多了。录音后，继续慢慢录音。在有的呀，那第二部什么别，什么的都不要，阿我是让他不行呀，第二页的不要总的来讲的话呢，简短的来讲的话呢，所有出现的。 这个在民法、色法所有出现的，就要如实的、连续不断的关照下去。这个就是第三、第三种觉知。那接下来再讲的就是第四种觉知。阿参摩啊萨巴人家第二就是说，苦表了这个，我色的萨巴僧呀第二对。 贪婪的他妈，吃饱了的这个位。第四个觉知就是刚才说的，之前说的第三个觉知，它很强、很明显、很强大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这个觉知，就是第四种觉知。搞死了，那么人家第二对贪婪阿比拉的他妈，阿什么啊？咱们人家第二组的吃饱了的。所以在第三个觉知。 它很强，这个立主的时候就会升起第四种觉知。这第四个觉知就是被关照的一个所缘上，你会嗯没有疑惑的，有如实的知见的能力。 这个觉知就是第四种觉知。也也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想说的就是啊，你在观察的一个所缘，马上就会对被关照的这个所缘有所了解。来，比如笑对比了，先让你了，吃进你了，出了名好。不是，呃，不是那种。 有这个所缘就去想，就去分析这个到底怎么样？这个是这样的，那个是那样的吗？不是那样的，就是一下就可以啊，分明了解的那种。录音机就不用买，录音买面的什么的呀，吃的什么的呀，各个方面都便宜的什么的呀，那你有那对呀，对吗？啊，滴贵贵别别，笨笨恰恰，稀稀零零滴的什么？ 啊，那摩话，那不是日也都不会。这第四个觉知，第四个觉知就是，嗯，这个无常的、苦的，就是无我的，只有它怎么样，就会是怎么样的那种特性。在这些三种相，就在民法和色法上面，你会看得很清楚，知道得很清楚，也分明知道，又知道的清楚，就是这个。 第四个觉知就是有这个能力。阿勇哥，CC 三三，没变，对你的这个报告我是认同不正确的呀。就是在关照所缘的时候，很很密，关照的很细，然后连续不断的可以去关照，这个是第三个啊觉知。没变的。 安那萨埵波，心耶的六海波，土多波多耶多比尼耶那他波波，阿嘛耶多耶比然嘎，阿什么阿阿什么阿什么什么什么耶，对呀对呀耶的波。就是对苦无常无我有如实之见，是第四种觉知。阿耶，我虽然什么什么耶对呀，因阿比然嘎阿什么阿什么什么耶是了确不了的。 所以说，第三种觉知，当它的力充足的时候，才会有第四种，嗯，觉知升起。啊，有，我把它拿出来了，出来子啊，啊有，俺拉一面没月呀，湖，天下最细，你的我底下有个，不要妈样的。所以在修内观的时候，不要去分好的、不好的，然后想要的、不想要的，没有。 这个这样的余地，就是明显什么，就要如实的去关照，如实的去觉知。就是明法、色法，还有身体的动态，这些都要去关照的。大家，今天应该说那个三月，马上没说啦，到表露啦。 就享受的，就是从大便、小便这个动作开始，所有的一系列都要去关照的，要有正念的。哎呀，我刚才那说了，哎，还有阿拉阿面没水呀，呜嘞，吃饱的之后，阿龙水阿没。所以内观呢，就不用去选这个好的、不好的。 然后，这个不该关的，那个不不要关的，没有这些的分线，有分界，有什么就要如实的去关照，这样才叫内观。今天说的这些都是四种不同的觉知，四种不同的智慧的。录音姆苏比不要们说那把的，就是的了。 我现在老了，现在也好哈，啥都干，什么事情也也不好要再讲一次的话呢，再总结一次的话，就要做一件事情，要知道有没有利益，啊，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这个就是第一种觉知。那么呢，再多一啦，了，多一点了，现在的不好哈，啥都干，什么事也不好第二。 就是去分析该不该做，这个就是第二个觉知的能力。那么六，有第二呢，第二有个，什么呀？充满你的德波啊，饿死了，那么人也要德波而啊，第三个觉知就是在连续不断的在观察这个名法色法所出现的一系列的所缘。那么六，没灭的德波，生的德波，第二有一 是第四个觉知，就是会苦无常的这些现象，这些特相，就在明法色法上面看的看的很清楚，分明清楚的看到，这个就是第四个觉知。哎呀，你今天问我的那什么你也不给我知，他们今年第二累哇过。 所以佛陀说，要一个人要做内观的话呢，要齐全这个四种觉知。所以佛陀这样，阿阇那迦把这路，说当为了第二次打马的。禅师祝愿你们可以齐全做到这四种觉知，而结束今天的开示。沙度沙度。 第六个，没路、没没钱、没人接。想要问什么就可以问。想问什么嗯，买嗯买铺子啊，包括哪里？买铺子啊，杨颖在里面。但你有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有有那个的，点点功夫。这个没法提前讲，没法预先讲。那个，想那个，那个，贪的心和想的心，和那个关照的心，可以在一刹那同时存在和升起。老顽皮里面三爷，三姑片里面三爷。 买点吃的，拉点的便宜皮蛋啦。没生在起，跟特别的皮蛋啦，呵呵呵，没你自己想一想，啊，没生在起。你自己想一想，可能都是一起发生的吗？一起是起。谁说的哈？阿有的苦点嘛，皮皮肉的；阿有的苦点嘛，谁的苦皮肉一的；阿有的苦点嘛，谁的苦多一点皮没有？是。 它的一个新的刹那，它只可以采取一个所缘，不可能采取两个所缘。六百平米，多大少平方米？多大少平米，六百平方米？有嗔心的时候，有嗔心的时候是没有贪心的；有贪心的时候，也会没有嗔心的。所以什么啊？还有苦苦的那样，那不对，多少平方米？心就是它的，它的一个时间，它只可以采取一个所缘。 所以要知道，就是诚心的时候没有没有贪心，有贪心的时候是没有诚心。 第四个吧，啊，这样子，我感觉上在我的呃观察中，呃，假设说主人出现到哦，原来这就是怎样怎样的理解神奇，那是否可以嗯理解为我的那个理解呃，比如说他可以去到哦，这这其实很无常哦，这样子啊，那是否我已经走过了四种智慧？ 就是完成了这四个阶段。သူကခုနကတော့အရှင်ဘုရားပြောတဲ့တမ္ပဇိညတရား၄ပါးပေါ့အဲသူဘယ်လိုနားလည်တယ်လဲဆိုလို့ရှိရင်လည်းသူတရားထိုင်တဲ့အခါမှာအာယုံတစ်ခုပေါ်လာတော့သူမှတ်တယ်မှတ်ရင်မှတ်ရင်ဒီအာယုံကိုသူနားလည်သွားတယ်အဲအဲ့ဒါဆိုလို့ရှိရင်ဒီတမ္ပဇိည၄ပါးလုံးပြီးမြောက်သွားပြီလို့ပြောလို့ရသလားတဲ့အဲ့ဒီအမှတ်အတွက်ကနားလည်သွားရင်နားလည်သွားပြီးပြီးသွားပြီဆိုရင်တော့အတ္တမဟာတမ္ပဇိညအပိုင်ကြီးလေ

还有第四嘛？大家看那结婚了什么了？我刹那当中念第二、第三嘛，阿那么罗三藐三菩的也是啦，不是都结要结就无过了呗。嗯，所以刚才禅师讲的很细，就是一怎么样，二怎么样，三这个三圆满，它的力量强，这个四才会升起的。所以一旦说你四个升起了，就肯定是这个前面三个是已经有了。如果没有他们的基础，也不会升起第四种分你了解的。 龙族龙的卡玛蒂龙啊，龟瓦的苏拉哈，龙阿土拉龙呗，嘛龟母蛇，它它它它龙嘛就会滴龙啊嘛龟奈乌里，但是阿萨玛比亚滴龙啊，伊就酷龙拉龙滴龙啊，龟瓦啊呗，哎龟瓦的阿托瓦迪啊，阿是莫阿达嘛的呢阿布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从一开始一直做下来，连续不断做，才会完成这件事情。 一旦说完成了，你就不用去想它是有没有连续不断的做该做的有没有做，就不用去想，就已经完成了。嗯，嗯，嗯。也不用去。第一个是啊，跟经天没关系。这个是我们汉传佛教里面有个最早的经文《和心经》，呃，可以请。 嗯，这个不是问题，问其他的。你你要问吗？刚才要问的是什么？那那个先不要问，你要问就问吧。哦，对，呃，也是跟那个问题有些相关，就是因为有个例子，例如说我在感觉到我的腹部上下的时候，呃。 到了某个阶段会理解到，呃，他的身体跟，反正他的来跟去都是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存在的，呃，当然那个理解很很快，升级也就看完了也就哦就这样子。那但是过了这个理解之后呢，嗯，也会马上就疑惑啊，这么就叫无常吗？就一一会一会起。那所以我在想，也也想了解一下，那如果我有这样子。 算析是否还是意味着我只是，嗯，只是可能只是知道或者分析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了解什么叫无常和无我。嗯，旁边那个看嘛嘞，旁边我旁边买点来点买来买点买点呢，有电视我都买点嘞，都拿来来嘞，我旁边买点他妈我唔洗呗，我来慢慢我晒唔得啊弟弟切片多爷一点，哎呀那边生买的买买买点呢。 ဒီခုနကတော့ငါမရှိဘူးဆိုတဲ့ဟာဒါအနိစ္စတဘောငါနားလည်လိုက်တာလားမသိဘူးဆိုတော့အတွေးတစ်ခုပေါ်လာတယ်တဲ့အဲ့ဒါကြီးကြည့်ခြင်းအဖြစ် तू ကအဲ့ဒါကိုပြန်စဉ်းစားနေဒါတိတာလားသို့မဟုတ်ရင် तू စဉ်းစားနေတာလားဆိုတော့မတဲကွဲဘူးအနိစ္စသဘောမဟုတ်ပါဘူးစဉ်းစားရတဲ့ဘောတရားပါ不是不是无常，就是一般都是去想吧。 你咋说都保底啊？有的人家苦苦修炼了，别是别个为什么别别是别个的，都保底要文明嘛？你咋能就是在观照一个所缘的时候，它连续不断的升起又没有了，升起的消失了，升起的消失了，就这样的看多了之后，心里面体会出来，这个可以说是体会到无常。 但是可能你之前是体会到了，但是你在犹豫的在想，那个就是你看的还不够。如果是看的够的话，不会再会有怀疑的心的。我我继续他的问题，就是就在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看到就是三星起的，然后我一一下子我就分辨出来它是三星。 然后也如实的关照他，然后他就马上就结束了。那我们这样可以说是在第四个吗？သူကဒေါသထွက်လာတဲ့အခါကျတော့ဒေါသထွက်မှသိတယ်တဲ့အဲ့ဒါနဲ့ဒေါသထွက်တယ်ဒေါသထွက်တယ်လို့သိရတဲ့အမှတ်လိုက်တော့ဒေါသပြတ်သွားတယ်တဲ့အဲ့ဒါဆိုရင်ခုနပြောတဲ့တမစင်ညထရနံပါတ်၄တမစင်ညဖြစ်သွားတယ်ဆိုတဲ့သဘောပေါ့တဲ့အဲ့အဲ့ဒါမပါဘူးအဲ့နံပါတ်၄မဟုတ်ဘူးဟုတ်ရှိ 这个就是你能关照而已。多少个半不是对嗔心啊、分明了解的内容，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去关照，然后关照的时候看它没有了而已，不是对它有什么了解。刚才说的第四个就是有有所了解。 贪心是说想要，痴心是，就是很执着，嗔心是什？么？嗯，这个这个生气嘛，嗔心是生气嘛？想要，不想，排斥，呃，拒绝。还有吗？这个涅槃以后是不是就就在出来了？ နိဗ္ဗာန်ရပြီဆိုလို့ရှိရင်နဲ့ဟိုဟာတန်တရဏဘောင်လို့ဝင်ပြီလားတဲ့။တဏှာဘယ်လိုဘုရားတဏှာဘယ်လိုဝင်လာလဲ။ဟုတ်တယ်ဟိုသူကဟိုနိဗ္ဗာန်ရပြီဆိုတာနဲ့ဒီလူတယောက်ကလူဝိကိုလုံးဝစွန့်ပြီးစွန့်ပြီးတော့ဒီတဏှာဘောင်ထဲဝင်ပြီလားပေါ့။သူမိမဆိုမဟုတ်ပါဘူး။ဝင်လာတခြားနိဗ္ဗာန်နိဗ္ဗာန်ရတာကသောတပန် 是啊的，大家来学的，大家学现在学的，你们都要学的好。你第一要能，咱两个条件要好，咱两个听话听命，咱两个要听我的话，一步步，礼拜，礼拜。这个跟出家和正的涅槃是两码事，就不相干的。嗯，出家也不一定正的涅槃，涅槃正的涅槃也不一定出家，但是涅槃也有四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嘛。 然后，但是你证的涅槃之后呢，那个法就在你的心中一直永驻。嗯，刚才有讲到那个受业处的部分，就是苦那个苦跟乐都比较好理解。然后讲到说明显的舍受不不苦不乐，那个是什么意思？要如何观？第一啊。 对呀，买那卡的，现在都卡味的呢，豆卡味的呢，清香的，麦芽的，低的，还有乌皮卡我的呢，是吧？比较清嘛，偏凉一点的。豆卡嘞，不挺下都豆卡嘞，不挺下午。加嘛别的这个我卡味的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呢，你要再看也不是苦，你再看也不是乐，没有明显的苦，没有明显的乐，就是中中性的。 五百个年都不厉害的，五百的那一年，啊，老神秘嘛，会降低的。就是当你修到那个你的呃这个观智很很好、很好、很好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的时候，才有体验到这个呃，是肯定比没有啊。但是呃，你自己会知道，就是你那个把苦的你看多了。 乐的人，你看多的时候，你会有有事，你就会突然就觉得，这个也不算苦，那个也不算乐的那一种。哎呀，昨天那个姑娘给我讲的，做家务的那子多的很，不听下午；都做家务的那子来的不听下午。哎，这个我我听下午呢，骗你的，来来子我，我不做家务了，也是不会。就是你要记住他的解答就可以，没有苦也不苦也不乐的那种感觉。 反正你会体验到的。我我我误解，我以为我们因为苦跟乐都比较极端的嘛，我以为只要不是这两个，我们大部分一天都一天当中都处在不可不苦不乐。哦，我以为。有啊，是都听啊，那乌龟卡会的呐，说啦，哎呀，平平常常，十十几年啊，那么好过，哎呀，表年啊，那么好不包满钱你赚啦，留下你呀把看啥去嘛，平平常常的输点钱。 အဲ့ဒီမှာဥပိ္ပခဝေဒနာတွေပဲဖြစ်နေတယ်လို့သူကထင်နေတာခုအဲ့ဒီဘောလေခုပြောတဲ့အဲ့ဒီဘောလေဒုက္ခလည်းမထင်ရှားဘူးဒုက္ခမထင်ရှားဘူးလေဒီမှာရိုးရိုးဖြစ်နေတဲ့သဘောတရားပါဒီမှာသူကရိုးဖြစ်နေဆိုတပည့်တော်နေ့တိုင်းနေ့တိုင်းစိတ်မတူခင်ဆိုတာဥပိ္ပခပဲဖြစ်နေတာပေါ့အဲ့လိုမို့လားတဲ့ဘလို့တပည့်တော်တို့ဝမ်းမနေဘူးအခုဒီလိုမျိုးတပည့်တော်စကားပြောနေတာဝမ်းလည်းမနေဘူးပြောလည်းမပြောဘူးဆိုရင်ဒါဥပိ္ပခဝေဒနာဖြစ်နေတယ်လို့ပြောရမယ်အဲ့လိုလည်းပြောမရဘူးအဲ不可以这样讲တရားမှတ်မှာပဲဒီတရားသဘောပေါ့ 不看，不看，不快！不然，不不不，盖，不盖不，个。不，看不，了不，没不，都不，快不，没不，那不，快不，嘛，不，厉不，了，不，天！不，么不，他他他不是那种嗯不用力的那种，他就是把那个两个也不倒这边也不倒这边有有力的去平衡的这两个那种，就是平常生活里的不算。还有吗？ 有，我想接着刚才那个问，就是时候的话，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心情你只是知道，而已，然后不管它是什么，仅仅只是知道。不是，呃，禅师说了那个感受，你不觉得苦也不觉得乐，就是那个，不是说呃，你知道乐，你其实知道这个乐，这个不算。哇哇不，呃，有你。 表你的路别提来滴。表的那拿过么办哇？哎呀，我比卡的表多呀！哦，表是不？人呃，就是你在，虽然是你在观，乐就是乐，苦就是苦。那个时候就是也不苦也不乐的，才才算这个时候。是，不只是知道，还知道他既不苦也不乐。啊， <laughs> 弟兄你们讲，哎你。 ဟွာလည်းဟွာလည်းပြီးရဲ့อืมဒုက္ခလည်းမဟုတ်မှန်းပြီးတယ်ဒုက္ခလည်းမဟုတ်မှန်းပြီးနေတယ်ပေါ့အဲ့လောက်အများကြီးတောင်ပြီးနိုင်တယ်ပေါ့တဲ့စိတ်ကဘာပြောလဲသူကတတိယကပြောတယ်ဟိုဟိုပါပေါ့ဥပမာပျော်တယ်ဆိုရင်ပျော်တာကိုလည်းပြီးတယ် 啊，不看，没标，我是没标哪点的，我别看的了，标哪了点没标哪了点的，是不都点哪里啊？对吧？我我蛮好嘞，你看，我蛮好嘞。标哪样我哭，没标哪样我哭，看肯定的都不我看。嗯，不是说知道不苦，知道不乐，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它本身就是不可以算是苦，也不可以算是乐的那种。 呃，但是刚才禅师说的那个我也不，其实他说的“免”，如果说“免”语的话呢，它里面是有好多意思的。但是我也可以只讲这么多。然后他说的里面的“知道”就是分明清楚的了解的那种知道，这样才可以算刚才那个四种。但是你看的时候，可能你知道的是白色的，同时你的知道里面这个白色，你就会知道这个不是黑色的白色。 其实心是很坏的，嗯，不是说刚才那样也是可能的，就是你以为你知道这个而已。当你知道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有好多你知道的更多，但是你说出来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你知道的时候，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可不敢说的。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也讲。 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人要可以受到这个舍受是很难的。我把老三年下来。就是官制特别高的时候才明显，可能有时候你关的很好的时候会有，但是不明显，所以你不知道，你也分不出来，可能也会一些些一段段，但是你的官制很强很好的时候。 你就看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你才会了解分明。你看看闭 b 闭 b 的闭，B，半牙刀 B。嗯，好了就回去。阿弥陀佛。 <laughs>